第一百零五集，接收到对方的目光，林和西道：“你有两个手机。”同样想到那天在酒店里存号码的事情，以为他误会那天的手机是备用机，尤崇开口解释：“这个是工作手机，那个是私人手机。”林和西缓缓点头：“你用这个手机和外国客户联系的？”不明白他这样问的用意。 尤崇微微扬起眉来。是。林和熙看向同样摆在桌边的自己的手机，渐渐意识到，尤崇可能一直都没有察觉自己的手机开启了屏蔽所有海外来电的设置。早餐时间就这样在没头没尾的对话中结束了。两人出门去停车场，电梯从高层一路往下降。 林和熙和尤虫都没有说话，直到中途电梯停止，有两个同栋楼的住户走进来，才打破电梯内的长时间沉寂。两个中年阿姨像是认识的朋友，进来以后一直在聊八卦。左边那位更是丝毫不顾及电梯内还有外人在，直接问：“楼下那户事儿你听说了吗？离婚官司那个啊？”右边那位摆摆手。 这事我估计现在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了。哎呦，我昨天才回来。左边的人压低声音：“听说是老婆和外国佬跑了。”“是啊，真是作孽。”右边的人叹了口气：“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直接就扔下丈夫和孩子跑了。”左边的人含欲再问，恰巧此时电梯到一层打开，两人就止住话头，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电梯门关闭，继续朝地下一层降去。林和熙对陌生人的八卦并不关心，抬头去看电梯上方的数字时，却恰好撞上油虫朝他看过来的目光。他眼皮一跳，突然就品出几分空气中流转的微妙来，面上却坦坦荡荡地抬起眼皮看回去，却见油虫已经收回目光。 仿佛刚才对方看过来的那一眼只是他的错觉。尤虫开车送他到酒店门前，林和熙还在犹豫要不要把衣服拿给他，对方就先开口道：“我这几天要去外地，一周以后回来，到时候再找你拿衣服。”那个时候他应该还留在国内，想想也行，林和熙就应了下来。回到酒店以后，林和熙就收到同事的邮件。 说是下周二飞中国，并且在邮件内留了详细的航班信息。林和熙回复邮件，告诉对方到时候自己会过去接机，然后又琢磨起约周轩出来见面的事。几个小时以后，他从酒店值班经理那里拿到了周轩的电话号码。只是接下来的两天，他都待在酒店里处理工作，拿到手里的号码。 始终没找到机会播出去。周二那天傍晚，他去机场接美国同事，尤虫从外地打来了电话，对方在电话里道：“手表已经修好了，我把地址发给你，你可以直接过去拿。”事实上，手表修没修好，林和西都不太在意，那只是一块他在国外买的普通手表，林和西出行带过为数不多的几次。 发现手表坏掉以后，就直接塞在行李箱里，没有再拿出来过。假如不是后来收拾行李箱回国，那么他大概也早已经忘记，自己的箱子里还装着一块坏掉的手表。道了声谢谢，林和熙在机场里找空椅子坐下来，也没说什么时候过去拿。你把店名告诉我。油虫报出完整的店名。 又告诉他具体是哪几个字。机场内突然响起提醒登机的播报声音，恰好盖过游虫在电话里的声音。林和熙没有听清，又问了一遍是哪几个字。电话里，游虫的声音却戛然而止，似有若无的电流声中，仿佛就连对方的呼吸声也变得躁乱起来。游虫没有再向他重复。 而是如同突然变得情绪很糟糕般，咬着重音，嗓音又沉又怒的问：“你在哪里？”那是他回国以来这些天里听到过的游虫情绪最外露的说话语气。他愣在原地，不明白对方突如其来的情绪转变的具体缘由。见他一直不答话，游虫的声音又提高几分。 林和熙说：“我在机场。”尤虫语气急促的打断他：“你去机场干什么？”林和熙解释：“我去机场。”尤虫再次怒气冲冲的打断他：“你要走？你又想一声不吭的去美国？”林和熙面露愕然，完全没有料到对方会这样想。他也不再抢着去解释给尤虫听，转念一想，倒不如借这次机会来试试对方。 也就顺水推舟的选择了继续沉默，许久没有等来回答或是解释，当他是默认。尤崇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心中怒不可遏的同时，还有慢慢扩散开来的不安情绪。林和熙从温泉里捞起手表，骗他是酒店房卡的时候，他没有揭穿。最初的相互试探过后，林和熙又临时改主意。 从行李箱里拿出另一块手表的时候，他虽然生气，却也选择了没有揭穿。他们之间还有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有始终没有摊开来说的当年情况。时间或许会等他，可是林和熙不会再等他。他其实并不确定，收到自己结婚的消息，林和熙就一定会回国。 而他尝试散播出这样的消息以后，对方也的确回国了。只是这一次，他用结婚的假消息骗林和熙回国。那么下一次呢？他又拿什么去骗对方回国？这一次回国是三年以后，下一次回国或许就会是五年以后、十年以后。从美国到国内，不过是跨越太平洋的十几个小时。 牵绊住人的从来都不是相隔太平洋的距离，而是在异国他乡的工作、朋友，甚至于家庭。林和熙和林家早已经断绝联系，或许对于他来说，回不回国都已经不再变得那么重要。尤宠握紧手机，终于开口对电话里的人道：“你等我回来。”他说的很慢。 字字清晰。我有话要问你，也有话要对你说。林和熙在机场接到那位美国同事，然后带对方去了自己住的酒店。时装秀的时间就在这两天，尤虫要周末才会回来，他只好暂时先把尤虫的事放到一边，和同事待在酒店里完成一些准备工作。在这期间内。 他也打电话找过周轩，只是林和熙困惑的事情，周轩那里也给不出具体的答案来，只叫他直接去问尤崇本人。司机尤崇那天在电话里说，对方回来以后会再找他，大概就是打算把所有话都摊开来说。听闻周轩同样是一头雾水的语气，林和熙也没有太过失望。他挂掉电话。 决定到时候再问游虫。然而令他意外的是，没有等到游虫回来，就已经有其他人先替自己解了惑。时装秀举办的那天晚上，林和熙在秀场旁边的休息室外遇到了方清宁。表演还没有开始，林和熙去对方的休息室里坐了片刻。方清宁是作为品牌方的明星嘉宾前来看秀。 而林和熙也早已经注意到，秀场内的明星嘉宾大多为娱乐圈里有名的艺人，方清零只是出道不久的新人，名声和人气放在所有的秀场嘉宾中，实在是有些不起眼。问起邀请函的来源时，方清零本人也是满脸不解，他本人和品牌方没有过多交情，在娱乐圈里也没有任何背景，同样也想不通。 品牌方为什么会邀请自己来观看这样的大型秀？